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说这个苏军呢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巴格拉季昂行动，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濒临崩溃，仗呢就一直打到了苏联的国门之外。这个时候，在波兰首都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波兰救国军就发动了起义。那这救国军是怎么回事啊，为啥在这节骨眼上发动起义呢？ 其实这里边是大有玄机的。话说，一九三九年波兰亡国了，但是呢，波兰政府并没有投降，而是呢跑跑到英国，组建了流亡政府啊。咱们讲那个时候在英国，你能看到欧洲各国领导人啊，整个一个高级战民营。不仅如此呢，这个波兰流亡政府在逃跑之前啊，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地下组织网络，被称为波兰地下国。 他们有个说法，那说白天的波兰属于纳粹，晚上属于人民。几年的时间，这地下国组织发展的超过了四十万人，其中呢有二十万以上是游击队。到了一九四四年，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波兰人呢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光复祖国。不过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波兰这个位置啊太尴尬了，地处苏德两国之间，要等苏联人过来解放。 波兰就会变成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，那个时候流亡政府再想回来接收就不可能了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四三年德黑兰会议上，三巨头已经明确把波兰划到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，所以如果不靠苏联，那就只能靠波兰人自己了。所以最后呢，流亡政府决定兵行险招，让华沙的地下的武装组织救国军发动起义。 这个时机必须赶在德国人被打垮、苏联兵又没开过来这么个节骨眼上，然后呢，宣布流亡政府行使权力接管，造成继承事实，就是波兰是被波兰人解放的，你苏联人管不着我们。这个事儿啊，听起来就不怎么靠谱。为什么呢？如如果你起义早了的话，德国人没走；晚了，苏联人就进来了。所以这个时间差是很难把握的。这还不算。 波兰人还自己给自己提高了难度系数，他们不光不能通知苏军，还不能在波兰全国同时起义，因为这样会帮助苏军趁乱占领波兰，所以只能在华沙一个城市起义。游击队，游击队嘛，本来最擅长的就是打了就跑，而攻占一个德军驻守的城市，这绝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。 啊，不过他们确实被逼得没辙，是吧？苏联人早就扶植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，就等着回来建立亲苏傀儡政权呢。所以现在甭管怎么困难，这是流亡政府最后的机会了。于是，四四年八月一号下午，五万波兰救国军开始发动暴动，向华沙城内的德军发动进攻，很快就占领了一大半市区，包括市政府、广播电台这些重要据点都被占领了。 全城到处都是枪炮声。之后两天，救国军开始进攻德国守军的据点不过呢，由于缺少重武器，这个进攻不成功。几天之后，德军就派出了增援部队进攻华沙城，其中呢包括一个团的俄罗斯解放军。这帮由苏联投降士兵组成的这个军队极度仇视波兰人，作战非常疯狂。救国军和华沙平民一起拼死抵抗。 德国的守军和援军都损失惨重，只好增派更多援兵。希特勒刚好调来不少部队防守维斯瓦河，所以马上命令空军的赫尔曼·戈林装甲师进城参与镇压。戈林师是一支以残暴闻名的部队，一进城就大量屠杀战俘、平民，甚至呢把几百个波兰妇女赶到街上，让他们走在坦克前面充当肉盾，用坦克和火焰喷射器步步紧逼。 起义军的势头啊，就被死死的压制住了。这些人打游击战还行，那跟正规军打起来就太外行了啊，跟幼儿园小朋友差不多。由于呢，他们没有控制城外的桥梁，所以大量德军从苏德前线撤下来，就直接加入到了对华沙的围剿。随着包围圈一步步收紧，起义军的物资武器都十分短缺，但是依然在顽强抵抗，同时也不得不向。 最不愿意求助的苏联人请求援助。苏联红军除了向城内空投了很多武器弹药之外，还开放了一个机场，让让这个美英飞机啊从意大利起飞，空投物资以后能够在这儿降落。不过可惜，这些空投大部分落到德国人手里啊，因为双方在这个华沙呀犬牙交错，所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九月九号，在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，救国军总司令科莫罗夫斯基跟德军谈判。 华沙德军司令冯巴赫同意保证波兰人的安全，但是说呢，你们必须得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投降。这个时候，科莫罗夫斯基就又动起了心眼儿，他假装谈判拖延时间，指望着情况能有变数。可惜他的小伎俩很快被德国人识破了，立刻发动猛烈攻势，甚至拉来了六百毫米口径的卡尔旧炮，把华沙城几乎是夷为平地。到了九月底，起义军是弹尽粮绝。 发出了最后的广播。这个广播说呢，我们英勇的士兵们用左轮手枪、汽油瓶作为武器，跟坦克、飞机、大炮搏斗。我们英勇的妇女们，他们在弹雨纷飞的炮火下护理伤员、传送信件；他们在炸得倾塌的地下室里炊制食品、喂养小孩；他们在安慰死者，减轻他们的痛苦。我们英勇的孩子们，他们在冒烟的废墟中间游戏。这就是华沙的人民。 到了十月二号，科莫罗夫斯基终于宣布投降，华沙起义宣告失败。两个月的战斗当中，有一万五千起义军和超过二十万波兰平民牺牲，德军损失也超过了两万人。在这之后，丧心病狂的希特勒命令把华沙夷为平地，德军把城里的金银财宝、名画啊这些东西洗劫一空，所有平民驱赶出城。 其中呢，八万多人被送到德国服苦役，当剩下的人呢，很多被投入了集中营。按照战后西方的宣传，华沙起义失败的原因，完全就是苏联停止进攻，故意见死不救，眼看着德国人残酷的屠杀起义军。当然了，苏联那边的说法肯定正好相反，说我们是要帮忙的，但是起义军不让。随着冷战结束，越来越多的资料解密，咱们可以看到华沙起义的悲剧中，真的是充满了无奈。 充满了历史的悲哀。先说苏联人这边啊，红军没有竭尽全力支援华沙起义，这肯定是没错了。那但是要说他们完全见死不救，还真冤枉了。首先，起义军没有事先通知他们，更没有寻求过协同作战。八月二号啊，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得到城内起义的情报，第一反应是：呀这是不是德国人使的什么阴谋诡计呀？后来消息被证实。 但这个时候，苏军已然是强弩之末。罗科索夫斯基的先头部队这个时候已经被莫德尔的反击给打停了啊！他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当时斯大林问我有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役解放华沙，在得到我的否定回答后，他让我尽力帮助起义者，以减轻他们的困难。”罗科索夫斯基本人就是波兰出生的，但是他现在确实有点力不从心，毕竟他的部队已经苦战了一个多月。 这次突击距离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。不过呢，他还是几次试图做一些牵制性的进攻，还派出麾下部队小规模强渡维斯瓦河，但是都不太成功。另外，咱站在斯大林的角度，他为什么要去帮助起义军呢？起义军一不听苏联的，啊，甚至是这个敌对的。科布罗夫斯基就说过：“咱们要给苏军最小的军事帮助，制造最大的军事困难。” 啊，苏联人还发现过流亡政府印的海报，啊，上面写着布尔什维克称他们是波兰的朋友，这是一个阴险的谎言，可见双方隔阂之深。所以，无论从责任还是从利益来说，斯大林都没有什么理由去帮助救国军，这就是非常残酷但是非常现实的事实。 再看波兰流亡政府和救国军这边，啊，辛辛苦苦在地下抗争了好几年，当然不希望苏联人来了把我们赶走，但自己的铁杆盟友英国人又指望不上，只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发动拼死一搏。说实话，对于起义，他们实在是 too young too simple，想要打跑德国人又不要苏联人帮助，谈何容易？最终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。但你说这能说是他们的错吗？网上有人说波兰人太天真。 才导致起义失败啊！但是你可别忘了啊，苏德两国都是波兰的世仇，当年瓜分波兰可有苏联一份让他们寻求斯大林的帮助，换谁估计也做不到啊！如果把咱们放在那时候，说实话，估计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。归根到底，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还是丛林法则，波兰这样夹在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国，真的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。 所以波兰人的起义被残酷的镇压了。那但是俗话讲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这个时候希特勒的几个铁杆盟友——芬兰、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——那这几个国家都已经在想办法摆脱德国的控制。那么他们都用什么办法？能否成功拯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呢？咱们下一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 或访问曾氏小七资源网。